这球我接不下来， <laughs> 只有你能接啊！好，这个呃，最近呢又有一个呃案例啊，我想刚好，哎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，而且我要告诉所有听众朋友，我本来是一个非常想要刺青的女生， <laughs> 真的，而且我想这件事已经想了很多年，甚至呢有一次呢，我还跟我们 news 九八电台台内的某一个主持人呢，我们都约好了，我们就是要在那段时间，我们一定要去刺青，都还约了时间喽。 但后来 <tsk> 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怪怪的，然 <laughs> 后就没有去了。 <laughs> 那现在不是那个刺青师傅怪，那刺青师傅还是一个非常呃有名的帮明星刺青的师傅，但是就觉得嗯，好像觉得哪里不太对，就没有去。然后。 最近我朋友呢就传给我他刺青的图案，结果就把我吓到了。不是他刺青刺的不好，而是因为呢他刺青之后呢，他可能后来觉得想要把它除掉，于是他找人就去做了镭射，要除掉这个刺青。结果没有想到呢，在一除完不到一个礼拜，就发生了严重的蜂窝性组织炎。然后这相片呢，我传给黄倩耀医师看，我自己都不敢仔细看，因为真的。 真的实在是有点太触目惊心了，真的。 <laughs> 那那那就是如果你上面刺一个呃你前女友的图案，那那整个烂掉就是你前女友的那个图案的样子，一模一样样哎。就是哎，先先我先，我们现在从头聊好了。请问刺青对于我们的皮肤啊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跟变化？刺青的一个原理是什么？ 这其实刺青哈，当然他以前在早些年会认为跟呃，大家给他一个比较不好的印象哈。但是现在最近慢慢的刺青，其实呃，它已经变成比较偏艺术，对。所以现在的刺青事实上跟以往的大家的这个接受度会比较高。嗯。但是呢，其实我还是会建议啦，就是很多我们的在门诊时候碰到病人来问说，他要不要去刺青，可不可以去刺青？嗯。其实我都会建议不要。好，其实任何。 任何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永久性改变的这种，我都通常都建议没事就不要去弄。好，包括刺青啊、穿穿孔啦、好鼻环啊、耳环啊、舌环啊这种，你都不建议啊？哎，我都会建议，就是这个能够不要就不要了。那为什么哈？就是你只要身体，我们本来的皮肤它不是设计成要让你做这些事情的啊。那但这个大部分人都没事，是，但是会不会出事情，这很难讲，这都是。 几率的问题，所以刺青是用针，然后一针一针、一针一针的把染料弄到皮肤里面去。对，所以基本上来讲，它还是会掉，但是它掉的时间比较长而已，对不对？嗯，对，其实要看他当时用的这些颜料啦，跟技术嘛，跟技术。那像以前很多人他是会呃自己刺，就是自己。 <laughs> 像 <coughs> 也太恐怖了吧！拿真是，很多在呃，像是在早些年啊，像呃一些有一些这个抗战时期那时候，一些军人他们为了要表示他们就是对国家那个忠贞，天哪，他们会自己刺或者是。 有些兄弟在那个牢里面会自己刺这样的，就岳飞啊，精忠报国，他妈帮他刺的。对，就土法炼钢，用针把这个颜料刺到皮肤里面。那当然，现在的这个技术越来越好，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那个看起来不太像刺，有点像刷过去。嗯嗯。但其实它背后原理一样，它就是把皮肤弄一个小洞，然后把那个颜料带进去皮肤里面。 哎，那那那那，我可以插个题外话吗？因为最近还有在呃，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啊，阿姨们是很流行去做纹眉，对，跟纹眼线，对，青哦，现在最流行的叫做飘眉还是飘漂眉，还有雾眉这些。对，但是听说一样都是刺青的原理，只是力道的轻重跟精细度而已，是不是？其实是这样。那这可以做吗？ 呃，其实我还是会强调，就是能够不做不要做。但现在这些雾美、飘美，它的好处是说，因为它的里面的颜料它会褪掉，嗯，所以这个如果说真的要去，真的有需要，我是觉得无妨啦。就是说，即使最糟的情况下，说刺坏了，哈，或雾美雾坏了，那也是两三年后它就不见了，哦。对，但是像呃以前一些一些阿姨啊，他们。 去做这种这个纹眉，那那其实就是刺青的一种哦。那慢慢的在早早期那个时候，他们可能觉得你很漂亮，可是我们的审美观是会变的。哦，那现在大家觉得眉形也会变，对啊，就觉得不好看了，然后又要把它洗掉，嗯，就很麻烦，哈。而且我觉得那个刺青哦，有一件事情，它因为它颜色如果是慢慢掉的话，你顶多补色就好了。但是我看到蛮多的刺青都是边缘性会开始糊糊的，对，就晕开的，对，像晕开这样子，尤其尤其。 像因为我很喜欢看棒球，那很多棒球选手，他们都整个刺到手臂上都是嘛，对不对？你就是以，你就觉得它是一片糊的，其实你看不太清楚图案是什么。对，这这个也是，其实后期的发展会不如你所想象。对，其实绝大部分的刺青，它到了时间久以后，慢慢都会或多或少有点晕开了。嗯，那这个可以维持多久？就是它可以。 保持它漂亮的情况多久，就跟刺的颜料好坏，还有技术其实是蛮有关系的。好，而且在日本有刺青啊，不能去泡大众吃，要把它遮盖起来。那如果在中国大陆啊，其实大中国大陆的影视对于一些有刺青的综艺节目、有刺青的，对他们也会不喜欢，就希望你穿长袖，或者是就要得帮你打马赛克。对，好好，anyway，重点是。 这样听起来都还好，对不对？你会想说，哦，我还是很想去刺啊。但是刺青，如果有一天当我反悔了，我想要把它去除掉的时候，它能够百分之百的去除掉吗？要用的是什么样的方法？嗯，我们目前除除这个刺青啊，或者所谓的像什么洗眉啊、洗眼线。 那最好的工具就是镭射了，嗯，但镭射能不能够百分之百把这些颜料都弄掉，很难讲，嗯，而且绝大部分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百分之百去除，绝大部分，绝大部分，对，所以大部分的人即使清的干净，那隐隐约约还是有个印子在里面，好，那那那是不是做多次一点就好了？有一些是真的没有办法除掉，嗯，哎，那。 这个东西是，就这个刺青，它需要治疗多久？哈，要打几次镭射，或者是它能不能够清得很干净？其实有几个因素。第一个就是我们刺青的这颜料好坏。然后如果它用的越好，其实越难清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说用的越好越难清啊？对，因为它的那个附着力就会很强。哎呦，那再来呢，跟技术其实也有关系。技术太好，那个也会很难清。好像现在以前的刺青很单纯，它就是线条。嗯，现在刺青很多还有打雾。 哦，它有些那个颜色那个渐层会有很多变化，那这个就会增加在剧组上的困难。嗯，那另外还有就是跟选的颜色有关。嗯，什么意思？对，像传统的刺青，不外乎就是有点深蓝色、藏青色那种，在这种啊，这种大概算相对比较单纯，都是比较好出的。但是现在的刺青很多，很多很鲜艳的颜色啊，有黄的、红的、绿的，呃，各各式各样的。那 最难除大概就是红色、黄色这种，嗯，因为它的这个颜料里面的成分不一样。第一个，镭射很难去把它破坏掉，嗯。那另外就是它里面有一些特殊的成分，可能会让在镭射打下去以后，它本来是红色的，打完后变成黑色的，嗯。哦，那这黑，色你是说后面的镭射要去试图去除掉的时候，对，会从红色变黑色，对。所以这些很鲜艳的颜色呢，相对起来是更难去除。所以如果你在背上刺一个一一一个呃。 不会吃一只孔雀啊，会吃一个凤凰。凤凰应该是最常看到的，或者是吃一个龙啊。那个如果你要把它整片去除掉的时候，有可能骨颜龙 OK。对，所以会非常的辛苦了。哦，了解。呃，我我可以再题外话问一个吗？请问在台湾要做刺青的师傅，其实还。 它其实是碰到皮肤的，在我个人认为那叫做侵入性啊。但是它其实是不需要医师执照，不需要任何执照就可以来做的，对不对？它它是呃，基本上一定，它一定是不需要医师执照了。但是它这个坦白讲，纹眉、漂眉这些都不用对，这是不用那。 其实我觉得这是有一点点呃灰色地带啊，就是它的法规卫生法规还没有把它规定非常的严格。是。那但是的确，像是会讲，它这是一种侵入性的这个程序，所以它它是会见血的。嗯。所以它的在治疗就是在做的这个过程中，它的这些器材一定都要。 很呃很很彻底的消毒啊，要不然就会传染一些这种疾病。这所以这就是每次许金川教授来到节目当中，我都说，哎，我想刺青，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不要不要的原因。对，他说因为那个一套刺青的仪器其实很贵，他不太可能会为了你像牙医一样是一人一套，这不太可能嘛？因为皮肤科应该也是一人一套。那。 他那个所有的呃针头，所有的东西，你无法确保他会像医疗院所，因为医疗院所一定会把关，他有卫生局在监督，他一定会严格的，就是做这些消毒的动作。就像我们去做大肠镜、胃镜，它背后也是有一个专门洗大肠镜、胃镜的机器，对不对？那那但是基本上不会有人特别去洗那个刺青的机器，所以这有可能。 会有微小的，比如说像呃 B 肝病毒、C 肝病毒，它就潜藏在里面，然后经由血液就感染了过去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没错。所以这也是我都不建议人家去刺青的一个原因了。嗯，那当然，现在有一些，就我了解，有一些比较专业，好，还有艾滋病，对，艾滋病， <laughs> 艾滋病，对。呃， <laughs> 当然有些比较刺、比较专业的刺青师傅，他们针对这个有稍微去留意了。嗯，那但是这个这毕竟是一个风险啦我觉得有些这种侵入性的东西能够。 呃，不不要就不要了。嗯，我我们我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绝对没有办法说啊，你一定要做什么或不要做什么。但是我觉得在做任何事之前，清清楚楚的了解风险，自己再行评估。当然，结果也是自己要负担的哈。好，那呃，如果说刺青这么不容易去除的话，接下来要转到重点喽，因为收音机旁边一定有很多的叔叔阿姨说。 啊，我也没有要刺青啊。那你们今天到底要聊什么？我还聊的是蜂窝性组织炎，因为我这个朋友做完了这个刺青，他试图想要去除嘛，结果在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之内发生了严重的蜂窝性组织炎，而且这个范围大小是十公分乘以十公分这么样的大。 然后啊，我跟你讲，那个真的是哦，我看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替他觉得 <tsk> 很紧张，因为那个呃肉都有一点凹陷了，那几乎所有刺青的面积都没有皮肤了，而且因为我没有把相片仔细的看一下，因为我有点害怕。 是不是隐隐约约看到旁边还有那个像脓一样的东西？还有一些这个算是死皮。死皮对，所以他说他也做了三次的清创手术。我想说，清创手术不是烫伤的人要把那些坏死的皮肤清掉的清叫清创手术嘛？哇，那很辛苦哎，怎么怎么会变蜂窝性组织炎？然后他就问我说：“请问这到底是那一家医疗诊所的仪器有问题？” 还是是我个人的体质导致蜂窝性组织炎？其实这个很难讲，蜂窝性组织炎它本身就是一种，它其实就是一种细菌的感染。好，那简单的说，我们的皮肤如果有一些小的伤口，嗯，那有可能就会造成细菌跑进去，嗯，那时候它跑的比较深，就是我们会称之为蜂窝组织炎，嗯，那这个会有的症状包括说会红、会肿，嗯，然后会痛，然后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发烧，嗯，那那那块地方你摸起来一定就是热热的、硬硬的、硬硬热热的。 <laughs> <laughs> 对，那这个这个的治疗上来讲，通常都是得要用到抗生素了。那要不要清创，其实就是看说会不会有这些死皮。好像刚刚师讲到，这个烫伤很多人他会有些死皮，那死皮你不把它弄掉，它的那个伤口就很难复原，是不会长新生的肉跟皮，是不是？对，就长得很慢很慢哦。所以要它等于把那个本来皮肤。 正常的地方，它把那个位置占住了嘛，哎，所以你要把它先先把它弄掉，那这些新生的皮才能够长过来。嗯，对，所以在蜂窝组织，如果说它有很多这种呃死皮啊或者一些烂掉的肉，那这种东西留着也没有用嘛，所以还是得把它清掉了。嗯，好，那清掉以后。 这些旁边的这个皮肤才慢慢的再生，很痛吧？那个清创的过程，对，其实一定是非常辛苦。因为我听说烫伤患者最难熬的就是清创，对，清创换药这种，因为它的刚刚生出来的皮肤它非常非常的敏感，嗯，而且我们就是要把它上面那些脏东西弄掉。想想看，有时候我们不小心擦伤，那碰到都会蛮不舒服的，是。你已经擦伤，还要再用个像菜瓜布这样东西去刷它，那真的是。 很辛苦的一个过程。嗯，所以呃，如果照你这样所说，它是细菌感染，那请问这细菌嗯， <laughs> 到底是来自于仪器，还是是说我的身体本身呃抵抗力差，或者是我自己没有把伤口照顾好？那责任归属怎么怎么？这个其实很难讲，因为。 细菌说真的，我们的皮肤上面本来就有细菌，嗯，那只是每个人它的量不一样。然后大部分情况下，我们跟这些细菌是和平共存的。嗯，好，那当然有时候有些伤口，或者是比如说我们沾到一些脏东西，那细菌就会就会从这个地方进去。嗯，那在去除刺青的时候，因为目前绝大部分用的都是镭射啦。嗯，那镭射它本身因为它是一种光，嗯，所以它倒是没有什么感染的问题，就是它不会带什么细菌啊或者脏东西。嗯，对，所以我想跟 这个仪器本身应该是没有关系，但是可能前后的一些照顾跟处置，这个也许会有点影响。嗯，呃，所以比较难理清。但是如果真的是发生蜂窝性组织炎的话，就是赶快去找医生来帮你做处理。哎，做镭射这件事情一定要是医生吗？还是是护士也可以？没错，目前根据台湾的法规，只要是镭射的仪器，它一定都是要医生来治疗。 然后一定要有医生执执照吗？对，一定要医师执照才能操作。一定要皮肤专科医师吗？这不一定，但是都要有医师执照。所以，如果我今天是一个我随便乱讲的， <laughs> 我随便乱讲，泌尿科医师，但是反正如果他懂得操作的话，在法律上面是 OK 的，因为法律上面只说要有医师执照，没错。然后呃，这样这样子而已嘛，对不对？那但是一定是得医师操作，所以就不会是护理师或者是医检师、其他的医师来呃其他的。 医师人员不行，都不行，医师人员都是不行的。哈 <laughs> 自己去做的时候要稍微的注意一下，因为我皮肤很薄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做镭射。但是就是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哈，一定要记得去到任何医疗院所的时候，仔细看一下它上面的。呃，其实我跟你讲啊，正规的医疗院所都很怕你不看，所以他都会贴在最明显的地方让你看， <laughs> 对不对？没错，就很怕你不看。说，哎，我有，我有，我有医师执照哦，哈，我有这个合格的，什么什么什么，所以自己就是稍微抬头看一下啦。哎，我。 刚刚问什么忘记了 <laughs> 啊？那如果真的发发生蜂窝性组织炎的话，呃，它严重到很严重，是可能威胁到生命的。哎，对，当然呃，很多有这个门诊病人都问我说，蜂窝性组织炎，大家。 第一个联想到就是那是不是要截肢？嗯，哎，那在古时候以前，那医疗不是很资资源不是很丰富的时候，的确有些人是真的要做到类似截肢这样的的的状况啊。嗯，但是现在其实已经几乎没有人因为蜂窝组织炎截肢了啊，因为大家要看病非常的方便。是那第一个，我想还是要还是要用药物啦，因为这些蜂窝性组织炎很难靠自己身体去把它完全的这个修复，所以口服抗生素对，可以是吃的。 有的严重的是要打针，就是用注射的。嗯那再来就是多休息。嗯，好像大部分蜂窝性足癣都是脚上最多。嗯，那脚上因为我下面起，那那卡手太割哟。 <laughs> 对，第一个比较容易碰到一些脏东西啦，哈。那再来就是我们走路，因为脚的这个血液循环相对其他的地方来讲没有这么的好。 因为它太下面了嘛，它是最下肢的部分。对，它就是我们整个沉睡，整个血液就沉到下面去了嘛。所以有些人在血液循环不是很好的时候，他相对的那个皮肤的抵抗力就不会那么的好。嗯，好，所以常常都是在脚上。那脚上的风性组织，最重要你就是要休息，就不要一直在跑来跑去。需要抬脚吗？ <laughs> 血液流回来。对对对，我都会建议就是抬脚，至少如果有人觉得抬脚不舒服，因为说那个有时候柔软度没这么好。 <laughs> 至少要把它跨在椅子上，垫垫两个三个枕头，应该就好一点了啦。对对对，那多休息其实很重要，因为你不断的去，比如说你跑来跑去啊，爬上爬爬上爬下去，增加它的负担，那个复原就会很慢。不能熬夜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上次鼻子也是有一点蜂窝性组织炎啊，我多乖，我吃完抗生素马上就睡觉，能睡多就尽量睡，睡觉其实是最好的。 皮肤科方面的修复的利器吗？对，其实不只是皮肤啊，其实所有的这些疾病来讲，我们身体需要我们的抵抗力去恢复的时候，休息都是非常重要的。嗯，了解哈啊，所以那那那这样子刺激性的东西，比如说呃烟啦、酒啦、熬夜啦、咖啡啦、茶啦、辣的啦、挡强的东西可以吃吗？其实刺激性的东西没问题，但是烟对，但是烟不行。 因为烟吸烟它会让我们的血管收缩哦，对，所以你把你血管收缩之后，你那些伤口它就没有足够的这个养分，然后去把这些东西代谢掉。那所以吸烟是不好的，抽烟绝对不行。对，其他倒是还好了。酒嘞，酒酒不是一喝了之后就红彤彤的？酒对伤口本身没有太大的影响。哦，是烟，对，那这些东西其实反正就是呃适量啦，哈。你说酒有时候喝一点点无妨，但是喝多。 嗯，本来对身体健康就不是很好。熬夜，熬夜那个比要，那一定一定是要早点休息的。那咖啡跟茶，咖啡跟茶还好了哦，就还 OK 就对了。好，呃，请问一下，这个蜂窝性组织炎呢？呃，除了像刚刚医生所讲的，就是我都呃乖乖的按时吃抗生素之外，就没有其他特别要做的或。 是部分，然后伤口有需要特别擦什么吗？其实通常在治疗的时候，如果有伤口，我们还是会用抗生素的药膏了，就是内服加上外用一起用。嗯，好，那平常伤口的照顾来说，第一个我们当然就。 尽量不要去碰到一些脏东西。嗯，所以这个如果说，比如说在脚上，因为我们大部分还是要穿，比如说裤子、鞋子等等。对，可以稍微把它盖一下，就是用个纱布什么把它盖起来。好，那这个盖不必把它闷死。嗯，你不用把它贴这样跟，嗯，要封箱胶带这样贴，不用，因为我们贴起来，事实上它只是提供一个保护。嗯，哦，还是让它有点空气，这样子会比较好一些。嗯，那很多人会担心说，那是不是不能够洗澡，不能够碰？对，怎么洗啊？ <laughs> 因为你知道吗？ 我那朋友的伤口是属于开放性的，就是它它不是一个封闭性的，它是一个就就是一片肉全部都露出来这样。 我现在想说怎么洗澡？对，其实我们建议是说，能够不要碰到脏水最好了。那什么叫脏水？这个其实就很难定义，因为我们的水里面，就是我们水龙头打开的水里面，其实都会有一点点细菌。嗯，所以在清洁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尽量不要去泡在，比如说浴缸里面。嗯。那如果像淋浴，比如说稍微沾到，那赶快擦干。事实上。 还好，短时间都没有太大。他也没办法泡浴缸嘛，是开放性伤口，很痛哎，那就那就不能泡。 <laughs> 那在清洁那伤口的时候啊，那如果最理想的情况是可以去买那种叫生理食盐水。好，一般那个隐形眼镜，呃，就是眼镜行他们要冲洗隐形眼镜都会有。那如果觉得买那东西太麻烦，用生理盐水先冲干净之后，对，再再擦药，然后用。 应该用纱布拍干，拍拍干之后，然后再擦药嘛。如果你是开放性伤口，不只是蜂窝性组织炎，因为还有很多人是骑机车雷残的。对对对， <laughs> 生理盐水当然是最理想的那有果时候真的买不到，或者嫌太麻烦，没关系，你把家里的那个水烧开，啊，就是把它把它煮滚，那当然要放凉了，你不要滚。 好，要放凉， <laughs> 然后再再再拿来洗也可以。嗯啊，医生在这段的治疗照顾的期间呢，其实因为呃是女生嘛，所以女生都会最害怕的就是会不会留下疤痕，尤其是那么大面积开放性的。是，其实如果像那张照片来讲，应该是会有疤了，嗯，因为疤那疤痕。 会不会有疤？第一个看伤口的深度，好，那再来还有就是部位，那其实像像那个深度来讲，大概都会有一些痕迹，但是我想第一个。 目标一定是伤口要先愈合，嗯，疤痕我们后面可以再来处理。所以疤痕其实，在镭射手术上，因为我现在的医容、医学美容上面都是有办法来补强的，对不对？都可以改善。诶，那这种如果是疤痕，然后但是它是处于凹陷型的，对，因为我肉被细菌吃掉了嘛，所以它变得有点凹凹的。像这样子，可以比如说靠呃那个。 哎，肉毒杆菌的好朋友叫什么名字？玻尿酸， <laughs> 可以靠玻尿酸把它填补上来吗？可以尽量的做到它相对性的比较没有那么的明显，对不对？哈，好，呃，这也是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了。但是我觉得在治疗蜂窝性组织炎当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：第一，你觉得不对劲了，赶快去看医生，否则那个细菌肉吃的越多就越难治，越难治疗，对不对？第二是抗生素，请一定要按时吃，因为有时候我们不小心一睡睡。 睡太久，我过了那个时间， <laughs> 我都会发现啊，其实我被痛醒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就觉得啊，怎么鼻子那么刺痛？我起来哦，过时间了，赶快吃抗生素。 <laughs> 不好意思，我会讲得出这种话，是因为我真的有吃，所以我会知道抗生素按时吃很重要。你少吃一包哦，那个那一餐就会很痛，对，痛到不行哈。好，这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。我们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，先进一段广告，等会再回到节目现场。 现在时间十一点三十二分，欢迎呃回到《名央课》节目现场。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，邀请到的是黄针县皮肤科诊所的黄千耀医师，跟听众朋友呢聊聊有关于刺青啊。呃，聊到刺青的这个话题呢，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教大家预防蜂窝性组织炎啦。我怕大家都以为只有刺青呢，有可能会造成蜂窝性组织炎，请不要只有画上单一性的等号。对，还有很多其他状况会造成蜂窝性组织炎。对，其实呢，很多人的蜂窝组织炎，它是因为想。 香港脚来，嗯，那很多人他会说 <laughs> 香港脚。因 <laughs> 为香港脚不是霉菌吗？对，香港脚是霉菌。那有时候就会有的人他来说，哎，我怎么小腿这一两个礼拜很痛，然后整个肿起来，那看起来就就是非常不舒服。嗯，那我。 当我们告诉他说这是蜂窝性组织炎的时候，大部分人都会说：“嗯，我又没有伤口。”对，我上次的也是没伤口的蜂窝性组织炎。对，那其实这可以分两个方向来谈了哈。第一个，这种伤口有时候跟我们想的伤口不太一样。我们大家想的伤口就是啊，要破皮啊，要流血啊。对对对对对对。但是细菌因为它非常非常的小，所以。 不需要有这种破皮流血的伤口，它它才能够进去。有时候是一些那种很小很小，我们要用显微镜、用放大镜才看得到的这种伤口，细菌就可以钻进去。所以细菌应该是无孔不入吧？没错， <laughs> 有孔就钻进去。对，那第二个就是为什么说跟香港脚有关系？其实这种常常小腿那突然间肿起来会会痛的那。 我都会请他鞋子要脱掉，那一看一定都是有香港脚。那香港脚的时候，他会，我们香港脚大家都知道会都有点脱皮。对，好，那至少有人会痒，那痒会去抓，抓的时候就有伤口。嗯，那细菌常常就是从这些，不管是抓的伤口，或者是香港脚它本身脱皮的这个缝啊，嗯，钻进去，钻到我们皮肤里头。哦，所以这这种。 都是很常见，会造成我们小就腿了哈，不只是小腿，就是腿部的这个蜂窝性组织炎的原因。所以其实，在台湾蜂窝性组织炎最多的可能是香港脚引起的，蛮多，尤其是脚啦。当然，每个不一样部位，比如说有的人是在脸上，有的人是鼻子等等，脸。 为什么香港脚会弄到？我就是蜂窝性组织炎，因为它长在其他地方，那当然有不一样的成因。也有可能是你脸上有伤口，然后抠一抠香港脚，然后又摸一摸脸。对啊，有的人是青，有人是青春痘乱挤，会这样子。有， <laughs> <laughs> 我先讲，我那次不是挤青春痘，对，青春痘也会啊。对，就是怎么会？青春痘你挤破以后，它就有一个洞嘛，那这个伤口就会造成细菌跑进去，所以可能会造成有的人就脸的这个蜂窝组织炎。哎，很多人的青春痘啊，哈，呃，挤完留下痘。 巴中那个痘疤是属于凹陷型的，那是细菌侵蚀的关系吗？嗯，不是，它其实就是发炎的太厉害。哦，对，很多青春痘。 现在我们在治疗的时候，最重要事实上就是要避免这些这个疤痕的产生。嗯，哦，那很多人会说，那我又没有去挤它，为什么还是会留疤？其实会哦，尤其是痘痘，如果它太久没有消，那很容易就会留下一些痕迹。哦，了解哈啊，所以一个是香港脚，一个是青春痘，那其他应该就是常见性的外伤没有处理好，对不对？哈，好，哎，这跟你你谢祖总哈，很多人都会说谢祖总就是体质的关系。 那风味性阻织炎会跟谢足肿一样，也是体质吗？还是它纯粹就是你刚好那一阵子的免疫力高低而已？对，其实跟免疫力高低比较有关哈。那当然，有的人他真的是对这些细菌抵抗力天生就是没有这么好，嗯，所以比较容易会得到，或者是有一些像糖尿病的这个患者，因为糖尿病会影响我们的皮肤的抵抗力，那他也比较容易会得到。 这个呃，封闭性组织炎，所以那个嘛，呃，基前基隆市长那许许许许市长，他他截肢，他糖尿病截肢，就是应该也是因为伤口感染的关系。通常是因为糖尿糖尿病截肢，其实除了伤口感染以外，糖尿病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它会让这个血液循环比较不好。嗯，那血液循环不好的时候，那个地方皮肤就会坏死。那不得已的时候。 可能就必须要截肢。好，所以才是要请大家好好的控制三高啦。哈。有有这个糖尿病的话，伤口就比较不容易复原哈。哈，我们欢迎听众朋友呢可以 c a 进来请教任何有关于皮肤科方面的问题，一个月一次皮肤科， <laughs> 超珍贵的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，欢迎您可以打电话进来请教黄清幺医师，任何有关于雷射肉毒杆菌，还有玻尿酸，甚至是一些常见的青春痘啊、香港脚啊、异位性皮肤炎。 过敏性的皮肤等等各式各样的问题呢，都可以打电话进来请教黄千耀医师。你们还没有打，我就赶快问喽。我先让我问一下，哎，最近我朋友在流行打那个叫海藻针呐，海，嗯，海藻，嗯。然后哇，我看那，我想说什么是海藻针呐？我看那个，我去 Google。 哇，他那个做完之后，整个皮会这样脱一层下来，耶，真的是整个皮肤全部脱皮，耶。我就想说这样好吗？ <laughs> 啊，你等一下再回答我，因为我不想让听众朋友等太久。哎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请说，哎，我想请问哈，我两个问题，第一个就是，哎，因为 <laughs> 我我我们家养了呃，目前是三只猫，那两只喜欢跟我睡啊，他们常常在床上。 还有哈，我就是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，喜欢看报纸啊、书啊。那看了以后就放在床上了。是。那有第二，嗯，第二天也没把它拿走。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报纸放在这边的关系哦。现在睡觉的时候哦，就感觉那个感觉那个身上会痒啊。那我离开了床就不痒了啊。嗯。我在想啊，这个。 床上是不是有那个螨呢？哦，嗯，哎，我自己猜，我也不晓得。那第二个问题是，第二个问题就是说，哎，这个叫做什么？呃，应该叫做这个这个这个指甲上面是有那个呃，好像是不是？ 在灰指甲霉菌啊，对对对，霉菌啊，因为我觉得很难治哦。我想问问医生哈，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治？因为这样拖拖拉拉都拖了好几年了。你是手吗？还是脚？脚脚大拇指啊。OK，谢谢，谢谢你。我们让医生回答你啊。反正其实，在台湾的环境基本上螨哈，就是尘螨这个东西是一定会有的。嗯，我们不可能在台湾让它完全没有，因为台湾的湿度先天就是这样。嗯，那怎么样减少这些螨？第一个，如果是。 寝具的部分，你可以去买那种所谓防螨寝具啊，哦，它真的会有一些帮助。嗯，然后现在还有一些这个吸尘器，也可以，也可以吸。但是坦白讲，你如果真的要靠这些处理，你每天都要去，每天都要去清，因为尘螨是在台湾是无所不在。我有同事每天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会吸。对，因为我跟你讲，你买了那个那种吸尘器之后啊，就会很想吸，很贵， <laughs> 所以你就会很想吸。对，然后每天吸吸吸，然后就倒出来，就觉得很很有成就感，我花这个钱是值得的。对， <laughs> 然后我都想。 说有那么需要这么积极吗？就是每个人感受都不一样。应该是很有趣的消费者心理状态啊。对，好，那再来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房间比较干爽，就是可以用点那种除湿机啊，空气清新机。 会有点帮助啦，但是尘螨这个坦白讲，在台湾是不可能完全根除，好，所以我想这个可以稍微留意一下。那再来就是指甲的问题哈，其实我们指甲有时候看起来灰灰的，但是未必真的是灰指甲，啊、嗯所以这个东西还是要给医师再检查一下。那假如说确定就是灰指甲，好，如果擦药真的效果不太好，那当然是可以考虑用口服药，哎，但是口服药因为对肝脏会稍微有点负担，好，即使现在新的药对肝脏还是有一点点影响，所以通常我们建议要治疗的话，还 还是要到医院，然后能够抽血，至少抽抽血，最终肝功能，这样会比较安全一点。OK，好，这是提供给你做参考啊。呃，我们来接下一位是黄先生，黄先生你好。喂，呃，主持人医生，请说。哎，是，呃，我想一请教医生，就是关于两个问题。嗯，那就是因为那个呃脚跟啊都会就是龟裂，然后龟裂的时候会痛这样子。 那呃，我想请教医生的问题是说，这个呃龟裂会痛。我上网去查询是说，是不是有一个叫做什么后茧型的香港脚？因为基本上呃我是不会养的。嗯，对对对。OK。那第二个问题是说，我就是有去呃市面上买那个尿素成分比较高的那个乳液来擦，然后再穿袜子。嗯。可是呃，就是说。 我发觉这个状况它会一直反复，就是你没擦它又变得很干。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因为这样的方式不对，或是说是因为腿部的循环不好？嗯，好，OK，谢谢你啊，医生。对，其实呃，洪先生处理的方式是正确的，我是用一些这种含尿素的，或者其实一般来讲一些保湿的成分都可以。 那脚跟比较厚的部分，除了说我们靠这种擦的东西以外，其实现在很多这种去除厚皮的一些小东西，嗯，好像有这种专门磨的，有那种是电动的，嗯，然后有一些是像石头这样的东西，电动的那个很微，我我看第四台是这样子啊，实际上我不知道，对，然后如果你真的比较。 困难一点，用其实用一般的砂纸也可以了。好，就把那些厚皮把它弄掉。那是不是香港脚？这个其实要也是要检查才知道，因为我们脚跟会有厚皮两个原因，第一个。 这个香港脚当然是其中一个因素。是。那另外一个，其实有的人他天生的脚跟皮就会比较厚。啊。那再来就是随着年纪，这皮会越来越厚。为什么？哎，这个就是我们皮肤在新陈代谢变慢，对，就皮肤在老化的一个过程。哎，你好像上次有在节目中说说过一次，就是呃，如果越厚越容易会裂开，裂开然后越容易痛。那时候我我还不太懂这个道理，可是你说反而是要把它弄薄一点，反而不容易裂。对，就把它弄薄一点，它。 就像你如果很厚又很干，它就像饼干嘛，所以一折就裂开。对对对对对对对对。 <laughs> 好，你把它弄薄一点，像那个葱油饼的饼皮，那不会卷起来都不会有问题。嗯。好，所以稍微把它弄薄一点，然后稍微擦一点比较油性、比较滋润的东西，它就比较不容易裂。 市面上是不是好像在好几年前的广告我不太记得，市面上好像有卖那种呃，你的脚底脚跟皲裂的话，还有那个帮你粘起来的粘着剂。其实也那个东西是有用吗？不过应该很稀呀，哈。它那个是就是把你粘粘住了，但是它等于是治标没有治本。你还是要把脚皮变薄一些，哈。好，啊，张张先生你好，张先生，我想请问啊，我这这个因为会指甲的关系啊，医生给我查了那个那种乳膏，乳乳膏就是打了。 呃，大来乳膏是 E A A N A I 一个，还有呢，酶，呃诺美星，诺美星，这这这这两种啊，我检查了有大概有半年左右了，有有必要这样久吗？哦，是不能这个这这种药膏好像，就查一说明好像两个礼，呃，在四两二到四周以内就可以停止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这呃这这两种啊？ 就说是不是不要擦的太久？嗯，好。灰指甲的乳乳膏都要擦很久吗？对，灰指甲，尤其是脚的灰指甲，它一定是长期的治疗。那一般来讲，大概就是半年到一年的时间。 <laughs> 要很久起跳吗？所以说至少半年到一年。那为什么会这样？第一个，因为我们指甲它其实很硬，嗯，而且它是一个很厚，而且是等于是死掉的组织啦，然后它不是活的，嗯，所以这些药物要穿透都蛮花时间的，很慢。那再来就是我们脚指甲长得也也很慢，我们脚指甲从脚指甲根长到前面，平均就是半年到一年，所以你要让它整个都看起来干净，就是要等它慢慢都都退出来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在擦药的时候就是观察说新长出来的指。 甲就是比较呃根部那个地方，指甲是不是变得比较透明了？嗯，如果有，那我们就持续的擦，表示这个药是有效的。那如果说真的擦药，它还是长出来指甲都是这样白白灰灰，颜色不是很好看，那可能就要考虑用口服药来治疗。医生，为什么我听过拔指甲这件事啊？对，拔指甲其实现在已经不太建议用来治疗这个灰指甲了哈，因为灰指甲它的霉菌有时候是在很深层的地方，那我们只是把指甲拔掉。 未必能够让这个霉菌就就根本没有，指肉里面之类的。对对对，所以有时候就变成白白挨这么一下了。而且听说很痛啊！拔指甲很痛，那真的是很残忍。你拔过吗？ <laughs> 你拔过对不对？一点拔过啊，好恐怖！那个是人家以前在在那个行求犯人的时候用的，十大满清酷刑的时候用的，所以那是不得已的方式啊。但有的人指甲因为变形的很严重。 那不得不得已一定得拔掉，好，但是那个应该是大部分会有其他治疗的方式。OK，好，那这样我还是选择有耐心的慢慢的擦，半年到一年是最基本一定要的啦，哈。哎，擦久了不会有任何副作用吧？不会不会，指甲这个擦是不会有什么问题。的。OK，因为够厚吗？ <laughs> 好，我们这边先稍一休息，下，进一点广告。 现在时间十一点四十八分，欢迎回到《名扬客》节目现场，我是施伟。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，邀请到黄针线皮肤科诊所的黄千耀医师，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于皮肤科方面的相关问题。呃，刚好多人问了香港脚啊，还有那个灰指甲，然后还有呃聊到了各种呃青春痘方面的相关问题。对方欢迎您可以打电话进来，请教黄千耀医师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。张小姐，你好，张小姐啊，你好，主持人好，医生好，是。 呃，我的问题是这样，因为刚才医生讲到蜂窝性组织炎，因为我儿子啊，呃，前阵子过年前哈，呃，连续，呃，第一次是长在脚上。 第二次、第三次都在臀部上，就是那个一个包包硬硬的，后来就是化脓，然后就是呃，整个皮肤都烂掉，然后有去看医生，只是说呃，第一次长在腿上，然后好了以后又在屁股上，嗯、啊，那在左屁股上，后来好了又在屁股上了，啊，那个肉啊都被侵蚀的，好像有点乒乓球样那么深了。嗯，呃，他我我是听人家说这个叫做台语叫做水瘤啊。是那他。 算算不算是一种蜂窝性组织炎啊？它是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现在是好的，可是我又很怕它会再再次复发。这是要怎么样避免？好，谢谢你，顶啊常常听到哎。对，其实顶啊，它是什么硬的青春痘吗？ <laughs> 哎，其实很类似哈，顶 <laughs> 啊，它其实是一个呃，我们叫毛囊发炎，只是它连旁边的这个皮肤都受到影响。嗯，那毛囊发炎其实就非常非常类似青春痘啊。好，但严格讲。 呃，在医学上还是不太一样的东西，可是我们你可以把它想的就是比较大颗的青春痘，对不对？那点二跟呃蜂窝组织炎，它其实就是严重程度不一样。嗯，哦，一般如果说它 <clears throat> 只是皮肤有红肿，那没有说。 很痛，或者是没有发烧，我们大概都就认为它就是这个就是顶啊。那如果已经到他已经会发烧，表示我们全身都有，好，那就是蜂窝组织炎。嗯，那治疗上其实两个非常类似啊。 <clears throat> 好，它就是用用一些抗生素来治疗。嗯，对。那在脚上、屁股上这些，尤其是男生，很容易就是因为闷热。嗯，尤其屁股呢，最常就是因为坐椅子坐太久。所以如果要减少这个反复发作的机会，第一个我们的。 裤子尽量穿的比较宽松一点，嗯，尤其是如果天气热的时候，就不要穿的太闷。那再来屁股，所以 <coughs> 医生你不穿 legging，哎，不是你不爱穿 legging， <laughs> 我是说女生女生穿 legging 比较不建议，对不对？对，那种那种比较不合。但其实像 legging 就是所谓内搭裤，它相对起来又还好。怎么说？因为它的材质通常比较薄，比较透，而且有弹性。对，嗯。那最糟的其实就是像很紧身的那个，有有有几年很很流行紧身的牛仔裤。 现在也流行，那今年慢慢流行宽裤跟喇叭裤。对， <laughs> 所以像那那几年就很多，就会就会这样的问题，因为牛仔裤它本身材质已经很闷，又又厚，嗯，啊，那个又硬，嗯，啊，所以这个就是尽量让它通风。 那屁股来讲，这是最麻烦的，因为屁股我们不可能不坐椅子嘛，没有人整天站着或趴着。对呀。那怎么样减少这个屁股长这种点啊，或者反复发作的问题？第一个就椅子不要坐太久，嗯，半个小时起来，这样换个姿势，通通风。或者呢，有些人真的要久坐，比如说他是司机好，或者是可能工作关系没有办法让你每事那边起来站一站，那你可以挑椅垫哦，挑那有洞的。嗯。好像有的椅垫它里面就是有，像有是比如说用藤做的啊，或者还有一些。 呃，空隙让你能够通风，哦，那这相对起来都会比较好。嗯，好，呃，这个是回答你的问题。我们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持续的扣音进来。另外一位张小姐，你好，张小姐。哎，你好，那个主持人好，是，请说。嗯，是这样，我有几个问题，就是我好几年前有得过带带状疱疹，在两眉、两眉跟鼻梁这当中，然后后来就是呃比较晚发现，然后治疗，后来。 呃，就变成有留很多疤痕，嗯，然后呃比较靠近左眉，然后然后现在就是说它会有一些坑坑巴巴，然后不知道怎么处理。嗯，好。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常常在左眉，就是它的原本就是那个地方经常会痒，它一痒我就会影响到眼睛也会痒，那这是有相关联这样子。 哦，好，谢谢你。哎，这第一个问题让我联想到最近蔡依林的新闻，也是说她腿爪影响到眉毛眼睛的部分嘛，哈。 对啊，这个我没在台大碰到他。 <laughs> 对啊，其实我们那时候看到新闻，他还没有出来说明的时候，我们大部分皮肤科医师就猜到，他应该就是这个问题。为什么？你们有看到他相片吗？还是没有没有看到？但是听了故事就一定是这样子。为什么他有什么症状吗？他因为他一开始新闻是说他感冒住院，对啊对啊。然后后来说病毒影响到眼睛跟耳朵。 哎，这个皮肤科医师听到这个故事，大概就知道他一定就是带状疱疹。哦，是哦，o k 可是对同样的一个问题，我觉得你你你会去住院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当然除了好好彻底治疗，它已经蔓延到鼻子跟呃眼睛跟眉毛，它另外原因是因为很怕留下疤痕。对对，其实那时候我们是想说，这个应该他在意是这个问题。当然了，我也会在意好不好？ 对，那疤痕的问题，像尤其是凹下去的疤，目前大概第一个镭射了哈，然后再来是可以打一些像填充物，就是像玻尿酸这类的东西。那再来呢，也有一些手术可以做。好，那当然就必须要看说这个疤痕它的大小还有范围是如何，嗯，才能够决定。那但是大部分都可以得到改善。嗯，那很多人在得完带状疱疹以后，那个地方的皮肤就会不太舒服。嗯，像刚刚张小姐讲说会有点痒。嗯，有的人会觉得麻麻的或刺刺的哈。 是神经传导异常吗？对，就是他当时得带状疱疹，他神经有点受伤啊。那绝大部分都会随着时间慢慢的改善，所以这个可以多休息，那补充一些维他命 B，好，这些蔬菜水果多吃 B 群啊，B 群好，这样他都会让他好的更快。啊，粉丝可以去送 B 群了， <laughs> 送 B 群应该就有一些帮助。请问是感冒会诱发？是。 会爪产生嘛？对，其实只要是抵抗力下降都会了，所以包括感冒啦，说太忙啊，压力大，心情不好啊，这个都可能。所以不会是感冒的病毒，有可能是感冒让你的。 免疫力下降，然后让你潜伏在身体的那个带状疱疹的病毒压起来，对对不对？没错哦，了解了解，好，不要跟别人说感冒会得带状疱疹，这是不对的哈，它只是刚好时间点连在一起而已。罗小姐你好，罗小姐，我们最后一位听众，嗯，医生好，主持人好，我想请问一次，指甲里面长一条线就是黑色的嘛就是指甲中间这样，是。 网络上看说是很不好，是不是？谢谢，好，谢谢你。是对，这也是很多人会很担心哈，而且在网络上看到一些资讯说啊，指甲黑黑的，就会说是是不是呃黑色素细胞瘤，就是所谓的癌症了哈。那我们其实呃有指甲没有黑线，这个还蛮多人会有，只是很多人自己没有注意。那我们怎么样去判别说它这个黑线？黑痕呢？还是黑直的？它是黑直的，直的啊，就是跟我们的指甲长同样方向的。嗯，那。 要怎么样去判断说这是好的还是不好？一个简单的方式，第一个就是这条黑线它是有没有越来越大？嗯，哦，就如果说它这越来越宽，那这个就往往就不太好。嗯，那如果说它这条黑线呢，它黑是黑白是白，那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嗯，哦，所以这个其实是可以稍微自己留意观察一下。假如说你已经从小就有，已经二三十年，它都长这个样子。 那就没什么没什么关系了。嗯，但如果你发现它的这个形状，哎，开始有点跟以前不一样，好，可能本来直直的一条，那慢慢变成哎，好像歪歪的，或者呃，旁边开始多了什么东西。 那就要赶快去给医师检查。嗯，好，啊，这个是回复你的问题哦。我觉得我们好像没有时间讲海藻针了，对不对？下次啊，下次再跟听众朋友讲，因为这它不是一个急迫性的医疗行为啊，哈。好，那节目最后呢，我还是要提醒一下这个听众朋友，就是我想请黄呃黄千耀医师，我在讲黄振兴医师， <laughs> 黄千耀医师提醒一下听众朋友，出现哪一些症状的时候，你要怀疑这有可能是蜂窝性组织炎，请尽早及早的。 就医。 我想最主要的四个主要的症状，第一个是红，好肿，然后热会痛，嗯，那也就是说，如果你这个地方它红起来，好，然后肿起来，摸起来硬硬的，嗯，那摸起来又热热的，好，然后会痛，嗯，那这个就很有可能是蜂窝性组织炎。那当然这个东西的严重度也因人而异，然后有的轻微的，呃，不是很急迫，嗯，那有些很严重，比如说很大块或者是非常的痛，那一定要赶快去看医生。嗯，那再来最重要的一个症状就是有没有发烧，嗯，好，只要有发烧，表示 这个细菌已经不止在皮肤那个地方，好严重哦！对，它已经进到我们的全身里头。嗯，那这一种就一定要去看医生，甚至如果在假日的时候去看急诊也无妨哦，因为这样子的状况就会往往都是会变得比较严重一点，一定要呃不可以掉以轻心。OK，所以发烧是一个是否有变严重最重要的指标啦，哈。好，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黄真先皮肤科诊所的黄千耀医师，感谢医生呢每个月都在节目当中回答我们的 <laughs> 皮肤科问题。那这样子好了，我们。 就下个月来聊那个腿爪了，大家应该很想聊。好，我们这边非常谢谢医生，谢谢，拜拜。